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拯救美强惨男二》，作者九月流火，第二十五集。洛寒因为木离视线受阻，林青霄和亚宇又离得远，他看着颇有些吃力。洛寒盯了一会儿，说。 他一个人对战亚鱼太被动了，得有人牵制住亚鱼，他才能放开手脚进攻。洛寒说完，自然而然看向林重玉。凶兽挣脱封印，这是全中山的大事儿，所有中山弟子都有义务应战。洛寒以为他说得很明白，可是林重玉却仿佛没听到般，依然稳稳当当站着。洛寒挑眉，不可思议道：“大局面前，你竟然还想着内斗的事？洛姑娘慎言。” 林崇玉素了脸，大义凛然地说道：“我与二弟手足情深，如何会有内斗一幕？只不过我是中山少主，要为众多弟子负责，亚于本性凶恶，杀气冲天，若是没有做好万全准备，就让弟子往前冲，这不是应战，而是在让中山弟子白白送命。”洛寒瞪大眼，他看向林崇玉身后的人，他们本就心生惧意。 现在有了林重玉的话，更不肯轻易上前。洛寒一个个看过去，被他注视的人全都避开视线。洛寒气到极致，反而笑了出来。他轻轻点头，木犁上的白纱也跟着随风飘动。好好一个心怀大义的中山少主，我受教了。你们不去，我去。洛寒冷冰冰地扫了他们一眼，回头快步朝林青霄的方向跑去。 林重玉看着那个明明美得不可思议，却非要用木梨遮掩住身形容貌的女子一步步远去。素隐月和云梦寒还在他身边，林重玉却忍不住对洛寒说：“哎，你并无修为，靠近亚宇只会是找死，与你何干？”洛寒头也不回，依旧快步朝林清霄跑去。他跑到一半，眼前忽然竖起一道屏障。 上面流动着冰蓝色的光，是谁的灵力一目了然。洛寒越不过去，只能大声对林清霄喊：“我可以帮你。”林清霄和亚宇的战斗越来越焦灼，他猛地攻击亚宇的眼睛，趁他看不清的片刻，回头严肃地看着洛寒：“危险，回去。”他话音没落，亚宇又咬上来。洛寒远远看着心焦，龙族战斗力如此出众。 都必须要封印压制亚羽，林清霄以一己之力对抗亚羽，太过被动了。若是有人能牵制住亚羽的行动，让林清霄可以放开手脚攻击亚羽命门，战况就会好很多。可恨有修为的人不肯帮忙，想帮忙的人没有修为。因为有林重玉在，其他弟子也没法上前。洛涵深吸一口气，让自己沉下心来。 林青霄在教他飞行术的时候说过：“修仙之人吸收灵气是为了化天地之力为己用，修为便是以储存灵力的多寡来分界的。”洛寒本身就是天地，他无需储存灵气，因为灵气本就是他的一部分。洛寒静下心来，按照林青霄之前的指点，努力进入冥世的状态。风霜雨雪，花开花落。 能量不可逆转，时间不可回溯，这都是天地法则，而他，是法则的制定者。洛寒忽然进入了明视的状态，颜色、形状、气味等一切外在化为虚无，呈现在他的面前的是能量和因果。洛寒手指微微一动，身边的风仿佛突然有了灵智一般。 绕着洛寒的手指小小转了个圈一缕风绕着洛寒的手指转圈将他的衣袖吹得轻轻浮起。这无论如何都不会是自然流动的风。这个变化非常细微，除了洛寒，其他人都没有发现。洛寒忽然就明白，在绝灵深渊的时候，那种诡异的会追着人攻击的气流是怎么回事了。 那些随心所欲的风、会流动的黑影以及其他奇奇怪怪的攻击，并非是深渊怪物，而是受了残念的操控。可见残念观察了洛寒很久，毕竟神域封闭了上百万年，突然连着掉下来两个人，其中一人身上还带着法则的气息，难怪残念多想。但是洛寒的年纪对神来说太渺小了。 洛寒操控的风远不如残念得心应手，他才小小打了个旋儿，那股细风就消散了。洛寒告诉自己不要急，再次尝试凝结神力，但是这时却有人落到他身边，把他用力拉走。小鱼往这边来了，危险！洛寒胳膊忽然被人拉住，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他用力甩脱林崇玉的手。 虽然隔着一层面纱，目光中的锐意也分毫不减。林大公子，请你不要多管闲事。林崇玉确实一直关注着洛寒，毕竟美人在哪里都有特权。他上次掀开木离，只是想看看他到底是谁，没想到木离后的那张脸，着实让他惊艳了。 虽然洛寒当时眼睛上还蒙着白纱，可是仅仅是露出来的下半张脸就已经足够让人念念不忘。林崇玉看着近在咫尺的洛寒，不凄然地想：现在不是雪地，他眼睛上应该不再蒙着白纱了。不知会有怎样一双眼睛才配得上他的容貌。素隐月寸步不离地守着林崇玉。 他发现林崇玉注视洛寒的时候就预感不妙，果然不等他反应，林崇玉就从他眼前消失，而是出现在前方，拉住了洛寒的胳膊。虽然洛寒马上就正开，可是林崇玉主动之意再明显不过。苏隐月心里咯噔一声，立即不顾危险赶紧跑过来。啊，表哥！苏隐月跑进，几乎是抢一样抱住林崇玉的手臂。 柔柔道：“表哥，亚宇朝着这个方向来了，这里危险。”素隐月故技重施，捂住胸口，低头闷闷咳嗽。这招对付云梦涵是百试百灵，可是这回不知道怎么了，素隐月咳嗽了很久都不见林崇玉询问。林崇玉依然盯着洛寒，似乎想要透过木犁看到白纱下面的真容，他眼神充满了侵略性。 说道：“洛寒姑娘，如果我没看错，你的修为应该不太高。亚羽是中山奉天宫之命镇压多年的凶兽，其凶煞程度远超你想象。你修为不高，靠太监只会白白送死。我是为了你好，为了我好。”洛寒也来火气了，讽道：“你离我远一点才是为我好。我自己愿意去找林清霄，是生是死，与你何干？”你。 林崇玉来气了，沉下脸：“ <laughs> 不识好人心，不要捣乱，随我回去。”他看样子想要动手，洛寒立即后退一步，扯开嗓子喊：“林清修！”几乎是他开口的那一瞬间，一排冰锥从天而降，拦住了林崇玉的手。洛寒后退两步，刚刚站稳，眼前就降下一截白衣。 林青霄极自然地护在洛寒前面，剑光一闪，细长锋利的九霄剑直指林崇玉的喉咙。你这只手想再断一次吗？此刻问天门前围了许多人，林青霄直接拿剑指着林崇玉，可谓不客气至极。在场之人齐齐在心底倒抽口凉气，远远围观着两位公子的争斗，不敢说话。 林重玉见林青霄当着众多弟子的面如此冒犯他，也怒上心头。不孝不悌之徒，我是你兄长，你敢这样以下犯上？孝悌。林青霄冷冷地盯着他，目光中的真芒毫不掩饰。龙族强者为尊，你跟我谈孝悌？苏隐月怕了。 林青霄当日就是用这样的眼神，眼睛都不眨的削断了林崇玉的手。虽然断肢已经接了起来，可是断手那一瞬间喷涌而出的鲜血，还是给素隐月留下了不小的心理阴影。他有点害怕林青霄，这不是个正常人，他就是个疯子。素隐月连忙拉林崇玉道：“啊，若哥，我们快回去吧。” 林青霄察觉到林崇玉靠近洛寒的时候，挥剑照出一道水龙，攻进凶兽身边时，瞬间结了冰，将凶兽困住。他自己则立刻收剑回来救洛寒。他说过，这一千年会保护洛寒，无论是什么情况都不会食言。亚宇毕竟是上古凶兽，冰龙困得住他一时，却困不住他一世。很快，冰层在他的挣扎下迅速裂出细纹。 砰的破碎了。林崇玉看到亚宇已经脱困，也不敢拖大，赶紧带着素隐月后撤。再美的美人儿，也没有他的命重要。林崇玉提醒洛寒是出于怜香惜玉，既然洛寒不领情，那活该他去送死。洛寒亲见林崇玉一遇到危险就退回包围圈，他颇为无语，低声道：“哼，他跑得倒快，贪生怕死。” 林青霄对此不置一词。时间紧迫，他也顾不得自己不喜接触旁人的习惯了，握住洛寒的胳膊说：“站稳我送你走。”不，洛寒反手紧紧抓住林青霄的手说：“我可以帮你。”林青霄不为所动：“你待在安全的地方，就是帮我。最安全的地方不就是你身边吗？”洛寒脱口而出。林青霄被问的竟然一怔。 此刻亚宇已经彻底挣脱束缚，亚宇被激怒，咆哮着朝林青霄冲来。现在林青霄即便想送他走，也没时间了，只能无奈道：“小心，站在这里不要动。”说着，他回身一剑，青光浩荡，隐隐有龙吟声缭绕。林青霄在身后设了结界，随后踏空而起，直接迎着亚宇的面门而去。 各位小耳朵，本集已播讲完毕，动动手指，点点订阅和分享，下集更精彩。